课文一，在小丽家。明天是晴天还是阴天？阴天，电视上说多云，怎么了？有事？没事，我们明天要去爬山。爬山的时候要小心点儿。好，你也去吗？我不去，我有事。生词。 还是爬山，小心。